年龄的问题，这个对于陈果而言倒是最容易理解，因为他也有着切身的体会。平时只是当玩家玩玩闹闹，真不觉得年龄会对打游戏有什么影响。可当真把这当做一个高精尖的事业来钻研的时候，这问题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。既然发现了这些问题，那总得和他们说吧。当然要说啊 我这不是先整理整理吗？陈果一看，原来叶修是要把今天的比赛录像制作一下，然后有针对性的和每个人去谈这些问题，这才完全放下心来。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？叶修摸了摸口袋，在陈果殷切的期待下点了点头。嗯，帮我去买包烟。陈果一头黑线，转身就走。 本想直接就回自己房间的，可临出关门的时候，看到叶修坐在电脑前忙碌的背影，心里一软，到底还是没硬起心肠，跑去给叶修买了包烟，回来后亲手放到他手边，安静的离开了。回到房间，唐柔还没有休息，也在摆弄着电脑。陈果走近一看。 看到唐柔翻看的都是战斗法师相关的资料、视频等等，陈果笑了。叶修说的对，他们星星的队员根本就不需要安慰和鼓励，他们每个人都会积极的去面对问题。别太晚，早点休息。原本还想和唐柔聊几句的陈果，看到他如此专心的研究着战斗法师。 轻声说了一句后，就不再去打扰了。昨晚睡得怎么样啊？叶修微笑着问大家。众人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一时间都没说话。挑战赛我们一路杀来都是顺风顺水，只把家世看作最终的竞争对手，对于其他对手多少有些忽略了。上一场比赛，我们因此也付出了一些代价。 因为这一场的失分，目前 B 组的情况有一些严峻。接下来的两场比赛，我们必须尽全力去抢分，不能再有半分马虎了。明白？所有人点头，所有人的态度都是意外的严肃，这和平日星星队内的氛围着实有些不符。那么，我们就来先回顾一下上一场的比赛吧。正如叶修所说。 胜利会掩盖问题，而失败会暴露问题。所以，第一场大胜赛后，叶修并没有带着他们进行回顾，而这一回回顾进行了一整个早上。战队是一个整体，所以每一个人的问题也是团队的问题。作为队友，需要了解互相的特点，而这特点包括优点，也包括缺点。 只有完全的熟悉和了解，才能达到最佳的默契。所以每个人的问题，叶修都直接拿出来全队一起讨论。个人的努力再加上团队的照应，这样解决问题更能事半功倍。上午一起检讨了昨天比赛出现的问题，下午就是一些照常训练了。第二天。 叶修就已经拿着搜集整理好的下一个对手的资料，开始有针对性的进行备战。转眼三天过去，第四回合的比赛在周五晚打响。B 组，星星战队对战云轩阁战队，玄奇战队对战操盘手战队，十步一杀战队本轮轮空，只积三分的十步一杀战队已经提前出局。 今天干脆就没来现场观战。云轩阁战队呢，仅存最后一丝出现的希望。原本这种希望对于他们来说已经和失望没区别了，但是在看到上一轮星星战队在操盘手战队身上翻船以后，今天的云轩阁战队斗志高昂，摆出了放手一搏的架势。奈何今天的星星再不会给对手任何机会。 以摧枯拉朽之势将云轩阁战队碾压，半个小时，星星战队便结束了今天的比赛。不过这一轮里，星星还是丢掉了一分。这云轩阁战队中有一位一招仙的刺客选手，各方面的实力都是平平，但是对于舍命一击这个技能掌握得非常好，和玄奇的比赛。 就是这个人在个人赛里抢到了一分，这个一招先明显不利于在擂台赛里出战的，所以在和星星的对阵中，这人依然是在个人赛里出阵。有关这人，叶修也在备战时特别指出过，结果在个人赛里和他遭遇的唐柔，最终依然被这家伙给阴掉了，弄得唐柔郁闷不已。 唐柔喜欢面对面的对决，完成战斗，猥琐流的打法他不喜欢，应对起来也有些不顺手。这是这场比赛又反映出的他的一个问题。于是这场过后，兴欣三场积二十一分，云轩阁则也在三场后提前出局。另一边，玄奇和操盘手的比赛此时还在进行。 由于第二轮和操盘手比赛中丢分不少，让星星出现形势多少有一些被动。这一比赛的结局对星星而言也是异常重要。打完团队赛刚下场的众人，直接就去关注那场比赛的情况了。而场边一直能留意到两边局面的陈果，此时的脸色可不大好。玄奇和操盘手的比赛已经进入了团队赛。 而先前两轮单人项目的比赛结果有些出人意料，二比三。单人赛事操盘手居然从玄奇身上抢到了三分。如果团队赛再将玄奇拿下的话，他们就将两度屠龙成功，彻头彻尾地展示出黑马本色。而这八分，他们也将彻底确保一个出线席位。 星星和玄奇在最后一回合中必须有一队会被淘汰。可是，即便玄奇现在在团队赛里拿下操盘手，星星最后的形势就可以轻松了吗？叶修朝一旁的选手席位上扫了一眼，正好看到一人手里拿着个小本，在朝星星这边望着。看到叶修望过来，闪出一丝笑容。哎。 枪王，叶修朝这位招呼了一声：“ <laughs> 我可不敢当。”那位笑了笑，扭回头继续看比赛去了。这个人不会上场比赛，但事实上他才是玄奇战队真正的核心人物——张一伟，第二赛季进入联盟的一位职业选手，在当年他也是赫赫有名的一代枪神。 不过，如今他的光环已经彻底被后辈所掩盖了。没办法，因为张艺伟之后的接班人实在太过于抢眼。张艺伟的职业生涯大部分是在轮回战队度过的，而他那时操作的角色叫“一枪穿云”，也即是现在被称为“枪王”、联盟第一人周泽楷所用的角色。 叶修叫他“枪王”，张义伟说不敢当，倒也不是谦虚，因为在他操纵一枪穿云的时候，确实还没有“枪王”这个绰号。有这样的一位后辈是战队的福气，但对于前辈而言，多少有点悲哀。周泽楷接过一枪穿云后，接连的强势表现，将前辈反衬得特别无能。张逸伟的位置被周泽楷取代后。 最终黯然离开了轮回战队，流浪了两个赛季，最后在第六赛季结束后宣布退役，而后却是一个华丽的转身，成为了玄奇战队的教练，也算是给荣耀联盟翻开了历史性的一页。在他之前，职业战队可从来没有教练这种职务，而在那一年，玄奇最终成功留守在了联盟。 随即引来了跟风者。次年加入联盟的新队“明清”也搞来了个教练帮衬战队。玄奇的成绩，张一伟至少得有一半的功劳。所以说，玄奇这支战队真正的核心人物不在场上，而是场边的这个教练。即使上赛季他们最终出局，但看起来玄奇的老板对于张一伟还是信任有加。 继续留他带队。看情况，玄奇好像不错。陈国此时有些兴奋的对叶修说了一句：“此时玄奇对操盘手的团队赛，玄奇稳居上风，操盘手这匹黑马似乎不可能一黑到底了。只要不大意，玄奇本不该在操盘手上丢分的。”叶修说着，又是望了那边的张一伟一眼。 <laughs> 这下好了。 好，哪里好了？玄奇胜出的话，最后一回合我们也会好打许多吧？你仔细算了算分再看吧啊？陈国怔了怔，随即按照目前形势将分算了下去。此轮如果就照现在发展，玄奇在团队赛打败操盘手的话，最终比分就会定格在七比三。如此一来，四轮过半。 B 组的形势将是操盘手四战全部完成，二十八分暂居第一；玄奇三战二十六分第二；星星三战二十一分第三。另两队已经没必要关注。最后一轮，操盘手战队将轮空，星星对战玄奇，而另一队的比赛无关大局，忽略不计。三家战队最后的比分让陈果已经脸色一变。 操盘手的二十八分已经不会再变，星星和玄奇的比分却会因为最后一轮的比赛发生变化。当下比分，星星落后玄奇五分，落后操盘手七分。最后一轮，星星得争取多少分才能拿到出线权？八分。一边的叶修已经说出了这个答案。只有拿到八分。 星星才能积二十九分，列小组第一出现少拿一分，拿七分，那么拿三分的玄奇将拿到二十九分，成为最终的第一。星星和操盘手同积二十八分，那么按照赛制，分数相同将参考双方直接对战中的比分，三比七处于劣势的星星最终将被操盘手淘汰。比赛场上。 玄奇的优势已经越发明显，五人齐整的情况下，操盘手战队已有三名角色被击杀出局。场边的张一伟也露出满意的笑容，转头又望了星星的众人一眼。